锵锵三人行，广美来了。哎，广美今天可以多说话，因为今天的话题啊跟这个消费男色有关。就是你说贝壳，我们是既不是男色，也消费不起。 <laughs> 不是，广美很有资格评点评点。你小小贝，你印象怎么样？我觉得他跟你是同行哎。啊，什么意思？他与其说像个球星，他不如说他更像个男模。你不觉得吗？ 小贝，嗯， <laughs> 你小贝这几天广美这几天不在大陆哈，这这这这小贝最近这五天在中国行啊，我后来看出诡异来了，哎，我说这是来干什么来了？这是三个城市，你知道一路是来干什么？正经，对他到底来干什么？正经的理由听上去像是为了一个正经的目的推广中超。 就中超推广大使，他跟中超有什么关系？他是中超的球员吗？不是，不是顾问吗？不是。哎，这是几个公司运作，请他来，呃，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对吧？来这个搞一下。但是呢，我又为什么我看出点诡异来呢？就是说，我觉得要真是公益行动，以我这小人之心呐，不带这么卖力的， <laughs> 你道吗？这一路上，好像又摔跤到北大。 要把这个撩起来，看看光膀子，看纹身，那女生都疯了。那北大女生水平可尖叫，不敢看， <laughs> 就是哎惊一路惊叫。哎，后来你说他这是要干什么？穿着西装革履踢任意球嘛？踢任意球，你记得给摔摔了一跤吗？踢踢没踢好就摔一摔，他们说容易骨折这样。对，你看男网友和女网友评价截然不同。嗯，你猜男网友你怎么评价？说什么了？ 男网友说：“穿皮鞋就不能踢任意球。”嗯。女网友说：“人家摔跤都摔得帅。”哈哈哈这是，所以，哎，他干什么？后来我就去挖掘资料，反正有一种说法，这里边是有钱的，就是有这个费用代言，还是他给谁代言弄不清啊？但是有人说，七个数的英镑，大概七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百万数级的，千万人民币了，英镑啊！当然，这是百万英镑原来有个电影叫……对对对，呃，报道上是这么说，报道上这么说。再有一个呢，就说他来开拓他的事业，所以你说这个有意思吗？啊，现在就说一个名人啊，他去到哪儿，比如到中国去一趟，也许不见得是很直接的广告目的，对吗？说我给你钱到这来一趟，也许是说。 我要到这儿建立我的市场，或者打开我的市场，甚至有人说他是为了他太太维多利亚来推展亚洲市场，我都不明白，他他怎么就推展了他太太的市场？呃，其实你刚才讲到那个消费男色这件事情哦，呃，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属于那种对于男色比较有抵抗力。 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是不是， <laughs> 但是你你觉得你说我们在消费男色，事实上我觉得更准确的应该是说他利用自己的男色当成一个被消被消费品。其实真的是这样子，你你这样子，我现在回想一下之后，其实你你问过，其实我看过他的足球赛，我也是在西班牙刚好遇到他在退役之前，呃，前一段哎不对，应该是说。 对他那时候要转到那个，他是不是到 L A 去踢过一段时间？洛杉矶是吧？银河队是吧？那个是他很很。 就赚钱去捞钱去的是，在他转会之前，我曾经在西班牙看过一场他的球赛。我告诉你，那真是一个疯狂，嗯，那真是一个疯狂。我我跟你讲，那天我还记得那天所有的警察出动，我不晓得大概有几千个警察在现场，而且他们都是骑马，大部分都骑马，用马就是马人在马上控制那个秩序。那那些观众都疯掉了，在现场点那种。 那种烟，那种烟像烟雾弹那样的东西，然后往场里丢啊，然后各种，我就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暴动的那种感， <laughs> 真的就那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要暴动。我我我真就看成暴动了。我球赛都没有看完，我球赛都没有看完，我就离我吓跑了，我真的是吓跑了。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足球的观众的这种热情，呃，是足以怎么讲？我觉得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了。那天其实他就是在场上像个小小人点。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其实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对他所有的印象都是他拍什么刮胡刀的广告啊，然后他即使拍电器的广告，都把他拍的特别特别的有型。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深深的知道自己被消，能够在哪里被消费。即使他的，你刚才提到他的他的夫人了，他的夫人，我如果说辣妹啊，克汉姆，辣妈了。对，贝克汉如果是一个。 男人的一个一个 role model 的话，他的夫人应该就是一个女人的 role model 了。为什么？他们他们是这样来说，他们是两夫妻合作一起赚钱的一个好的典范，对不对？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床上，这个在床上对对，很多这种照片是在纹身的， <laughs> 两个人在床上叠来叠去的这个照片，发行了很大的。人在床上不光娱乐，还顺带对还赚钱对。 <laughs> 但是你要知道，两个人一起在床上，如果。 他不够，为什么我刚才用 role model 来形容他？对，就是两个人，就是说贝克汉，你是从头到脚，你找不出一个缺点来，因为你说他来中国，我因为我只看到一张照片，他把他的那个对秀起来，对。 美其名是秀纹身嘛，叫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纹的是中文，富贵由天。对，那美其名是要秀纹身，我觉得更重要是还要秀那个八块腹肌。对，所以就是说，他的妻子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从头到脚一丝不苟，从头发到他的化妆到他的服装，他现在又当服装设计师，他的夫人当服装设计师，太阳眼镜设计师，他从头到脚都能卖钱，所以我觉得。 他的整个家庭，你他们好像有三个孩子吧？我觉得应该很快的，他的孩子应该很快也可以。所以所以所以文涛概括的很对，他是你的同行，他基本上是 e 的。你刚才讲那些人放烟火，他们到皇家马德里球场看，那主要不是看北京看吗？当然，那个时候的皇马那个明星不知道多少，他在里边根本显不出光辉啊。那个时候里边卢尔啊，什么什么呃，那个。但是这个徐老师，这我跟你有异议啊，就是说。 呃，你是球迷的立场，嗯，可是实际上，你记得那年皇马中国行吗？皇马中国行产生了两千万的这个这个利益啊，赚那么多钱，一路上，皇马那些明星获获得的那些尖叫，就是看小贝的呀。那些可能有些球迷他还知道 C 罗呀或者什么的，实际上那就是完全是看小贝啊，尤其是这些女的，是都你知道吗他叫成什么样？而且，所以我就说。 足球运动员这个身份盖不住贝克汉姆，因为你看，你知道要讲超一流的巨星，他从来都没有达到过。他吧？对，从来没有。但是他的确现在是运动员里边收入最高的。第一，one。我我知道嘛，二零一一年，你知道他收入四千万美元，这个 C 罗才三千八百万美元，呃，这个梅西三千两百万美元，你看。 这几个根据丑和帅的程度不同， <laughs> 你知道吗？本来球梅西最棒啊，可是你看最帅的贝克汉姆赚的最多，第二帅的 C 罗赚第二，梅西 <laughs> 攒点赚赚赚赚第三，这是个什么世道？我关心的是梅西的纹身，最近梅西纹身，他在脚上，他这个小腿啊，纹了很大的一个纹身，他生了个儿子，他把儿子的名字跟什么什么还纹在一个小腿上。 以后这个怎么看梅西哦？就再看他，他那个小腿是最大家最关心的地方，整条小腿都纹上去了，哎，就是厉害。当然了，你们继续讲小贝，我对小贝不感冒。小贝的儿子，十岁的儿子，现在已经也为这个家庭创造利益了。天哪，已经成了广告巨星了。小贝，这个是叫布鲁克林吗？是叫可能是吧。反正说十岁的那儿子，就说这夫妻俩真是这个钱赚的，哎。 这是个什么现象？我跟你说，咱们先看看他这一路中国风啊，这种中国旋风是怎么个神采，是怎么让我越看越诡异的啊？你可以看看。 这小贝就是广告牌小贝就是印钞机，你说他这个算是一种什么人？我就觉得他是什么职业？我觉得他不能说足球运动员呐，涵盖不了他的职业。 他在商业上得到的这个成就啊，是他踢一辈子足球也踢不到的。那么你说这是他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呢，还是下面的梯队？主要是一个梯队吧，是是？下面有个团队吧，经纪人吧，整个是他。你比方说姚明吧，你看姚明现在也是啊，姚明不打球了，可是姚明变成了一个商业商界人物了。 各种重要的场合，各种各样的品牌，各种下面完全是有人在在做一个 business，这样在做的。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你刚才讲现代后现代社会，大家看重形象，不关心他原来的东西了，看重形象。那另外更个性的原因，是因为欧洲文化，欧洲现在在整个世界的这个产业的分配里边，它已经脱离，就是说它只能靠软实力。 就是靠它的传统，靠它的文化在卖。欧洲负责时尚，对，嗯，就是负责生产这种东西，因为是大量的东西生产不过你们，它劳动力比不过你们中国、印度，它创意比不过美国，科技比不过美国，但欧洲就比什么，就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它的做工做的特别好，比方说某些工艺的东西，它还是做到最好。另外一个就是靠软牌子。 就是很多都是，所以这个跟他英国人的身份，跟他那种说的那种英式的英文呢，什么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刚才徐老师讲到一点，就是说到底是他个人还是团队的问题，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就是他的个人选择。例如文涛，其实文涛如果现在要利用他自己头顶的光环。 去拍各种广告，他也许没有办法在 <laughs> 这个做 <laughs> 这个裸露啦。但是其实他如果要靠他头上的光环去赚各种的快钱、轻松钱，其实他唾手可得的，嗯，对不对？没那么容易。 <laughs> 真的有，就是你不肯屈就而已。是是，就是是不是？你可以赚了这个快钱，是，但是那个慢钱可能以后就没有了。那人家就没打算挣挣慢钱了。你看。 我我们这样讲吧，其实我虽然对足球完全一窍不通，我但是我我也耳熟能详，就是说欧洲有几个巨帅的帅哥的明星球员，人家没有因为因为长得帅，所以把球踢踢坏了，或没踢好，或者是说根本就不踢球了，就直接去专职的当当模特儿。那天我还记得，我我现在想起来那个画面了，因为那个时候。 贝克汉姆到那个皇马队的时候，其实虽然说他们球队里面很多明星，但是我相信老板有交代，你们要尽量做球给贝克汉，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发光发热，吸引更多的票房。但是很奇怪，那天其实他犯了很多的错误，你不会相信现场的球迷们对他有多么的宽容，就没有人嘘他，大家就是他犯错误了，大家还是给继续给他掌声。所以人家很多人说。 长得好看的女人会获得很多的宽容，事实上，长得帅气的男人一样获得很多的宽容。你你知道贝克汉姆就在英国，他这个这种狂热呀，就当年他从这个这去了西班牙嘛，从英国去了西班牙，英国那个球迷如丧考妣啊，以至于那个《太阳报》啊，就专门设了一个叫贝克汉姆忧郁热线，专门供那些个心里就不行了的、崩溃了的人倾诉衷肠。 这能成这一个一个一个情情？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后来怎么样获得别的方面的利益哈，他球呢也的确有踢得好的时候。 <laughs> 他他那个那个人，他的人意任意球啊，是很绝的，是是，呃，是踢的很绝的。但是另外有一个规律，凡是转了做很多别的事情的时候，一般是事业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哎。 这我又跟你有一个不同，不一定。我过去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就说这个人靠不了真本事啊，就得靠虚的名气。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天啊，他们就讲有这么一，今天的社会已经我，所以我说啊，贝克汉姆是什么职业？他的职业准确的讲叫名人。我再可以再给你举出一个例子，那天他们聊，也不好意思，可以可以谈谈林志玲吗？能谈林志玲吗？那有有有人不是我说的啊，说林志玲。 那么他又是什么职业？他是模特吗？他他的职业是美人。对，他是演员吗？他他的代表作呢？他是哎，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不要紧，你知道后来我说那他靠什么？那他这个这个他他负责做名人，这个好，这个负责做名人。过去我都瞧不上，可是今天我必须重新认识，因为我发现他不是虚的。就像贝克汉姆，你看到做名人是真金白银的。 一样要付出，一样要讲智慧。这里边就是你刚才谈到的，说靠什么？就是团队。我一直不太明白，我什么叫团队呀？团队是干什么的？他们说，哎呀，什么范冰冰啊、林志玲啊，这都是这个团队啊，在每一件事情上，团队在干什么？在这个，在利用媒体，在在分析今天这个社会，在分析每一个事件，然后看看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可以怎么做。 就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把他的形象，这这个事情讲精彩了，讲精彩。这个触及到两个最关键，就到底人成功啊，到底是靠实力还是靠运作？明白没有？你讲的团队其实就是运作，因为这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但一加一是变成一百，哎，一加一变成一百，这这是你现在后现代的概念。在老派一点的概念呢，就认为人应该主要靠实力，运作是第二位的事情。 新派一点的看看法，后现代的看，这我刚才讲的现代主义的看法，后现代的看法是说，没有所谓实力这一说，一切都是靠运作。嗯，再强的实力也是运作出来。今天有很多不喜欢梅西的人，认为梅西的球都是呃普拉蒂尼包庇出来的，干爹这个法国那个那个法国人啊，欧欧洲足协主席给他创造机会，所以他们现在的价值观认为，到所谓厉害的都是运作出来的。 一般的人认为这个两者都要有，但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决定你怎么做人？我的看法还是做实力强的人，有实力的人开始是靠实力的，等到实力不太够的时候才靠运作。可是你觉得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对，呃，就是你说这个小贝，你现在看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个广告牌儿。 这你这这这个这个什么全身脚上穿着阿迪达斯对吧？呃这这什么衣服可能穿的什么什么妈妈妈三什么什么什什么东西？说头发每天变发型，头发都是个赞助品牌，他这一身就是个广告牌。所以你知道他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他现在暂时算退役吧，还是算什么？但是呢，他必须保证他有高曝光率，在国际场合，这样这些品牌才会一直跟在他后面。 往他身上贴东西，因为你得保持曝光率，曝光率又是什么东西？你所以，我原来还最瞧不起的事情，我觉得最可耻的事情就是走红地毯。事实证明，我真是个土老帽，我太傻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太不适应这个社会了。就是我原来瞧不上很多明星，我说跑巴黎去走那个红地毯，害臊不害臊啊？你知道今天呢，早就超越了这种农民一样的观察问题的方式，那是一个事业。 那是一个专业，我在这个红毯上走秀，这可能是国际品牌赞助的，需要你走这么一圈啊。这都不是说我乐意，我不乐意。本来本来走红地毯是为了宣传电影，现在拍电影是为了走红地毯。那你也得看你走的是什么红地毯啊，那可有区别是吧？那当然有区别啊，你走你走的是国际一线品牌的红地毯，还是？ 那个石家庄一线品牌的那个红地毯，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后者我走的比较多，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啊，哎呀，我们真是要改变思想，才能与时俱进。就是出现了什么与时俱进？你这是毁三观！什么叫毁三观？我不太懂。 <laughs> 一般的人在读书的时候，建立了一个世界观、人生观。 这个人生观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得要有真才实学，你对社会做实在的贡献，渐渐的你就会有名，渐渐的你就会有钱。现在发现不是这样，你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你没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已经有名了，你已经有钱了，有钱有名就是你的成功。 现在人家是在走这样的个路，你刚才举的例子，小贝跟比方说林志玲，我觉得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况。小贝毕竟是在足球里踢得非常好，他的球是世界波，是国际水准的球。然后他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实力。对，凡是现在足球踢得非常好的这些人，像 C 罗这些，还来不及做广告，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好时候可以踢球。等到再过几年，他们也许也要这样转了。 但是像另外一些，比方像林志玲啦，比方像李嘉欣啦，对不起啊，他们都是以美人出身的，他们的戏、他们的广告都是因为这个而来的。如果他们定位自己是模特，那也是正道。光美，你觉得这是正？道？如果他是演员的话，那我相信林志玲也不觉得他自己是艺表演艺术家吧。 他可能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但是我这样子讲，其实呢，你你你你你你认不认为？就说我觉得一个女孩子的高 EQ，我很欣赏志玲的一点，就是她真的就是像一颗温暖的小太阳。嗯，她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温暖。就是连我这种，就是其实我我我比她早出道很多年。 她才刚刚出道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女孩将来一定会红。我不知道什么，我就告诉你，这这是人很多话嗲，是吧？这不是说话，不是说话嗲的。 <laughs> 那时候我跟她不同公司的，我看到她，我只是。 在她在舞台上出现，我就说这女孩将来不得了。我听不到她说话，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声音是那个样子。她特别漂亮。No，不是。重点是，徐老师比她漂亮女孩多的是，比她高挑的女孩多的是，条件比她好的女孩多的是。但这个女孩，你知道她她的她的整个学学历背景挺厉害的，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一个气质，那个东西是。 你再多的东西你堆不出来，所以还不能单靠运作，还是要有一定的实力，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他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他的老板也是也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的一个大前辈，他知道怎么样去把志玲最好的地方呈现出来。对这个自己不争气总是不行的，这个但是他这个有一种实力叫做人。 就是你可以没什么专业，但是你在公众社会当中啊，你就要应对应酬做人。我跟他会过，不是没有私会啊，就是就是说对过话，会对过话。哎，林志玲应对得体啊，谦谦恭有礼。那这个不是一般，现在有些这女孩傻的那个，就剩一张脸了，不能张嘴的，你知道吗？就是林林林志玲，对，她不不，她张嘴不是说跟你卖学问。今天她要到咱节目，未必能侃。可是呢。 你跟他说话很舒服，对，他他让你觉得很舒适，很很舒服。那么你说这又是不是一种能力呢？这叫美的实力。嗯，呃，那也是一种不这个非常厉害的实力啊。真是，而且是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一个实力。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不对对呀，你比如说小小贝在北大课堂里这个表现，它也是一种美的实力，做人的流露，实力，做人实力和流露。要叫你。 不行，我只能这样。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